听歌学华语，我是主持人姚斌。理想和梦想是让人前进的目标，是人的寄托，是使人前进的动力。但如果只有理想、梦想而不付出相对应的行动，那一切的理想、梦想将变成空想。 要知道，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生命便在无谓的流失。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用在改变上，积极努力过的，坚持不懈的，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。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，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，第一百大同台，第一百大同台，约定你，我是主持人姚斌。